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一百一十五集，雨中的田园山村，空气好的不可思议，待在这里，连心都仿佛变静了。洛涵惦记着林青霄的伤势，一醒来就要去煎药，林青霄拦住他。 说，外面有雨，有雨也得煎药啊。洛寒对此十分坚持，早晚两次不能疏忽。林青霄抬头望了望天色，突然说：“把药炉给我吧。”洛寒以为他要做什么，最后见他拿着煎药的石锅左右翻看，洛寒提起心，小心翼翼求证：“锅有什么问题吗？”“没有。”林青霄神情平淡。 说着和他的表情完全不相符的话，第一次见到昆灵璧实体，忍不住多看几眼。洛寒看到那只平平无奇、看起来朴实无华的石锅，问：“莫非这也是某种名贵石头？”“是的，昆灵璧，唯有在灵气浓郁、土壤蕴含药效的地方积累数万年才能形成，天然具药养药。如果得到一块。” 埋在药田的土地里，整片田的灵药都会拔高一个品阶。林青霄说着，低低叹了口气。没想到，还能直接用来做药炉。难怪昨天的药性那么好。不仅仅是灵药好，就连煎药的石锅也不容小觑。洛寒对眼前这个貌似破旧的小院肃然起敬，一只普通的药炉都是无价之宝。 这里到底还有多少东西是古董呢？他这算不算是生在宝山中而不自知啊？洛寒意识到这个院子里处处都是古董后，顿时连动作都不敢做了，他生怕自己手重不小心磕到了什么东西。林清霄感叹完，就在石锅底部刻阵纹，阵纹也是一项有些年岁的技艺了，在器皿上雕刻阵纹。 运河材料本身的属性，就可以让器皿发挥出更大的作用。后来炼器术发展，原材料在炉火的炙烤下，可以组合出更多更灵活的功能，阵纹便渐渐没落了。然而和中古比起来，阵纹这项技术还是年轻的过分。此刻在石器上雕刻阵纹，只是刚刚冒头，许多纹路还没有发展成型。 但是这便已经足够了。只要现在已有阵文的说法，林青霄就能自由发挥，就算别人问起来，也能用自己随便想的来推脱。林青霄一边刻一边说道：“这是我第一次在昆仑壁上雕刻，真是惭愧。”他现在的行为放在后世，大概无异于在国宝上刻字儿。洛涵这两天频繁见活古董，此刻内心已经麻木。 相比之下，林青霄的动作反而更能吸引他。林青霄手指修长，握着刻刀，有条不紊地在石头上滑动，无论人还是手还是动作，都赏心悦目至极。鹿晗看了好一会儿，才终于想起来问：“你要做什么做些小改动。”林青霄差不多刻完了，说：“煎药时间长，你天天守着它，太过耗时耗力。” 我改动了几个阵文，以后把药炉放在火上，它就可以自动控制火候，你只需提前设定即可，无需再盯着了。洛寒惊讶：“这莫非是全自动药吧洛寒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脱离天启纪后一夜变成原始人，但是真正的大佬走到哪里就把技术的春风带到哪里，这就叫做知识改变命运。 林青霄刻好后，亲自为他演示了一遍，果然改装后药炉可以自动调节火候和时间，不必再由洛寒盯着，这无疑大大解放了人力。洛寒见林青霄拿来导药杵，连忙说：“我来吧。”洛寒伸出手，才抬到一半，就被林青霄的手指按住：“我来即可。”熬药实现自动化，林青霄又和他竞争导药，洛寒突然发现。 他一下子失业了，他无所事事，单手支撑着下巴，坐在房檐下，一边听外面的雨声，一边看林青霄捣药。捣药本该是缓慢又无聊的，但是由他做来，竟然十分耐看。他动作不紧不慢，耐心细致，看着他，心都渐渐变静了。洛寒问：“你的伤怎么样了？”“好很多。”林青霄说。 不愧是相士独门秘药，起效非常快。现在除了牵扯到伤口的时候会微微泛疼，其余已经不碍事了。林青霄说无碍，洛寒根本不信。他昨天伤势那么重，就算是起死回生的神药，也不可能这么快根治。而且昨天的药只针对外伤，其实他内伤更重，恐怕一运行灵力就疼。这么说。 洛寒越发不敢离开这个小村落了，内伤不是小事儿，如果没养好，恐怕会给以后修炼埋下祸患。林清霄现在不能动用法力，更不能和人交手，要尽可能静养，这个小山村就刚刚好。雨慢慢停了，药也熬好了，林清霄服了药，再次在药效中睡着。 洛寒坐在床边，看出他与世无争的睡颜，心里有点着急。他的内伤不能再拖了。首领昨天说还缺几味药，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。他正想着这件事儿，突然听到外面有脚步声。首领走到院门口，正要敲门，木门就从里面打开了。首领的手顿了一下，气道：“我正要敲门呢，你怎么出来了？” 我在屋里听到脚步声，猜测是首领，便出来接您。洛寒说着让开门，问：“首领这次来是有什么事情？”首领把背后的药篓取下来，从里面取出几份药材。你哥哥内伤的药，我今日找到了，但是还有一位山上没有，我打算去更远的地方看看。这几样你先收着，另一味药等我找到了再给你送来。 洛寒听到，受宠若惊。太麻烦首领了，您对我们这样照顾，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回报您。不需要。首领挥了挥手，不在意的说：“如今各地都在开战，魔族觊觎我们的家园，我们仙族当然要相互守望。你们的年纪还是小孩子呢，这么小就没了家，只剩兄妹两人相依为命，哪个大人见到？” 都是要帮衬一把的，别的我也帮不上忙，给你们寻找疗伤的药总能做到。洛寒感动，连连道谢。他看到首领背后的药篓，说：“这样麻烦首领，我心中实在难安。您这次要去哪里采药？我陪您一起去吧。虽然我不通药理，但是给您打下手，当是没问题的。”洛寒说完，想到屋里的林青霄，略有些犯难。 他倒不是怕路远，但是林青霄现在还在沉睡，若是他离开，林青霄怎么办呢？首领见状，体贴的说：“不用了，你留着照顾你哥哥吧，我上山惯了，一个人没事。”这怎么好？洛涵坚决推辞。首领看着他们年轻的份上照顾他们，他们却不能当真心安理得的等着别人照顾。 首领为他们提供住所、准备药材，已经是大恩情了。洛寒怎么能让首领独自上山，而自己却舒舒服服在家里等药呢？可惜他们只有两个人，人手怎么都腾不开。洛寒想着要不要冒险从空间戒指中取一个防护阵法出来，好替他在出门的时候保护院子。首领见洛寒犹豫，说：“你尽可放心。” 村子里是安全的，我们的部落里有守卫队，每日都会巡山。就算魔族真的绕过巡山队伍，偷偷靠近村子，左邻右舍这么多人，一有声音，大家都会出来帮忙。你若是担心安全问题，那大可安心。你若还是不放心，可以在门上加道门铃术。洛寒好奇问：“门铃术是什么？” 首领很大方地给洛寒演示了一遍。门墙自有神灵，除非里面的人主动邀约，否则门会阻挡外界邪祟。门灵术便是祭拜门神的。这一看就是古老时代才会有的法诀，人们信仰神，神的香火兴旺，这类祈愿召唤的法术才会有用。等到了天启年，神的信仰消散，这些古老法诀早就失传了。 洛寒在手上试了一遍，隐隐感应到神力波动。洛寒心念一动，这种感觉在我施用灵力法诀的时候从来没有。这是不是说明我真正应当学习的法诀是门铃术之类的？洛寒把心里的猜测压下。凡事要一步一步来，当务之急还是把灵七教的内伤治好。洛寒把首领新送来的药材放在院子里，自己装作进屋取东西。 实则把暗器、武器等从厨戒指中拿出来，放在身上，之后就合上门，跟着首领出发。洛涵关上院门后，按着首领的指示，在门墙上施法。首领在旁边看到，惊讶地睁了下眼睛：“你第一次施门铃术，效果竟然这么好，当真是天才！”洛涵自己就是小神，他使用这类法诀效果当然好。洛涵不硬话，含糊说。 首领谬赞，只是凑巧碰上而已，不敢成天才。时间不早了，首领，我们快去采药吧。首领也怕走得晚了，没法在天黑之前下山，于是一口应下。他们两人往深山里走去。首领看着上了年纪，但是腿脚却相当好，等到后期，洛还要很努力才能跟上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。 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